锵锵三人行，不管凤凰卫视怎么对待我， <laughs> 我永远感恩凤凰卫视。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凤凰啊，他老让我有认识美女的机会。 <laughs> 凤凰，我这辈子认识美女 <laughs> 主要通过凤凰。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啊，这个我的不是我的，你的什么？你的什么？我的女神啊！我们的林伟杰，又是一个台湾美眉，咱们的那个。 主播是吧？嗯，反正基本上就是本台的这个，只要进来一个美女哈，锵锵三人行一般都是无一漏网，先都捞上来看一看，是吧？对，班表上都要写说一定要来上过节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们一直盯着呢。这几年凤凰也是这方面不太， <laughs> 幸亏有伟杰， <laughs> 老板有在看，你要小心讲话。 <laughs> 老，你放心，老板不看我们这个节目，他不忍看，所以你可以大胆在这儿啊。伟杰今天想讲点什么呀？ 我们今天来讲一些名人这个离奇的事故，好了。对你别看伟杰长得这么漂亮，他也是有内涵的。 <laughs> 真的吗？ <laughs> 真的吗？在哪里？ <laughs> 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喜欢帅哥吗？啊，我喜欢有内涵的帅哥。你讲，你讲，但是有内涵的帅哥都撞死了。你。今天我给你看看啊，这个咱们也是一个悲剧啊，咱们还是应该这个悲悲哀，就是这位。 当然，我他他离我这么远，我跟他也没有太多的感情。他叫保罗，保罗·沃克 （Paul Walker）。你知道，就是这一瞬间，半个小时之后，这辆保时捷撞树撞墙，他跟他的朋友都死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还看了一下这个细节啊，这个人的命啊，真的是。当时他的朋友开着这辆车，要提倒车入位，就就停在这儿倒车入位，倒了几把没倒进去。 旁边来一个人呢，想帮他这个不是，本来是另一个人开这个车没倒进去，然后这个车的车主就是他这哥们儿上来说我来倒，结果他这哥们儿正要往里倒的时候，这个保罗·沃克说：“哎，这车我还没坐过呢，咱们出去兜二十分钟。”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真的是几分钟之后说那边着火了，嗯，然后听说他的朋友那个火烧在这个车的周围啊，都动不了，实际还活着。 说看见他的朋友啊，使劲儿想把他推出去，但是也没推出去。两个人烧死了以后啊，现在法医就说呀，两个尸体粘连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这真是好朋友啊，就是说分不清谁是谁的，要看牙科记录，法医才能把它给解解开。对，你说这个。 很，真的很诡异，而且我知道，这种媒体还整理，他好像就是他是十一月三十号死的嘛，但是在十一月七号就有一个他的粉丝网页，就是建立起来，然后粉丝网页就写说他的死期是在十一月三十号。而且他的电影的名字叫《速度与激情》，嗯，《速度与激情》，哎呦，真是死在。 速度，而且拍到第五集还是第六集？现在我都很少见到一个像超人也没有那么多集嘛。也就是说，他一直受欢迎。他是二号男主角，对吧？那个一号我们大家更更加熟悉一点，就是每次《速度与激情》，你知道有个原理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这个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或者说呀，有个原理就叫这个这个玩剑者必死于剑下。你就看都是这样，嗯，飞一辈子酷爱飞行的。 啊，就像我们台那个著名中国著名的那个咱们台的那个烈烈士啊，这是赵群力，就就航拍的这个摄影师，最终这个因公殉职嘛，就是在飞机上。然后你看，好多的这个人玩枪的，最后你肯定死在枪下；玩这速度与激情的，你的结果，他们说你不能说一定吧？那还有很多人在拍这个电影，对啊，其他六个人怎么办？但是那你知道吗？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第一代。 骑摩托车的，现在已经没有活着的了。这是我从谁那儿听说的，就是最早一波骑摩托车的。理性来讲，就是因为你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哎哎，但是这样太冷酷了。冥冥之中的那种为事业献身，呃，你看余华最近的小说《第七天》呢，写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说一些死了以后的人呐。 到了那个火葬场还没烧掉之前，他们互相之间就交谈。他设计了一个很诡异的一个场景，小说里面，比方说城管跟小贩互相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杀来杀去，可是大家死了以后碰到了，你想，就说我我们干什么？我不是存心要跟你这样。那个呃女的跳楼自杀，因为男的送了她一个假的苹果，嗯，愤而跳楼自杀，然后。 男的后来也也死就就见到，就是说我不是要存心骗你啊，什么？我我我，会对于他这个构思，我就产生一个非常奇怪一一种安慰，安慰是说，死亡也不那么可怕哈。你死了以后，也许还能碰到，我还能碰到，哎，碰碰到什么人？但是像他们这样，他们这样为自己的事业死了，他们两个朋友，他们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，一互相再拥抱一下，我不知道真该说什么了。 就肯定了，都怨你，都怨你，境界这么低吗？境界低吗？或或者说不定，从自古英雄谁无死啊？啊，我们能这样，这个这才四十，四十岁刚好四十岁，你是最喜欢找的年龄的男士吧？嗯，对，差不多，到就是事业有成，然后又聪明，然后又稳重，哎。 而且呢，还真的是有内涵的，就是说，人家小女儿都十几岁，哎，你可以看看，可以看看，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其他一些图片。我其实真的不太熟，因为这《速度与激情》我也没有怎么我看过，我看过，你看过最新的那几第六集，这个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，《速度与激情》的下场啊，结果呀，然后你再看下边，这个这是他，他确实酷爱，他这自己就说车控嘛，他酷爱玩车，还爱这个户外运动，还爱这个海洋，常年住在海边的。你再看下边。 有人说他是毕比特的这个这个接班人他都不愿意当。他说他不愿意像好莱坞明星一样，所以这是他孩子的时候，就是童星啊嗯，你再看下边，这个啊，就是这就是你看。 而且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，他是常去做一些慈善。他这次出事也是帮一个，也是利用赛车来做一个慈善的一个活动。嗯，而且他十五岁的女儿就在现场，就说就就在现场看到他这样子，就是撞，热火车这样子。你说人生自古谁无车祸是吧？ <laughs> 但是，但是明星出车祸，这就一下子是一个呃这么大。其实我们开车的人，你要理性的想。 我们现在离死亡最近的一个距离就是车，嗯，别瞎说啊，这这这，这这是实际的情况。你要理性的说嘛，你比方说你生什么病，嗯，生一个什么东西，除非你心肌梗塞，否则否则的话，你至少还有一个缓冲期。但是你每天在开车，我我常常有时候掉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我都有不祥了。我赶飞机哈，你知道他有时候你去的时候到早了嘛，嗯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换一班呢？ 就是说可以提早，你会犹豫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那么拼命的冲进去赶呢， <laughs> 别赶上一个什么东西。你你有有也有一部电影是这样，就是你如果坐上什么死亡班机或者什么，你没有死或怎样之后，你死神还会找到，你就有那种感觉。没错没错，就九幺幺的那个航班，最后跟乘客跟劫机分子搏斗的那个航班，有一个人就是本来迟到了，但是紧赶慢赶，紧赶慢赶，在关飞机门之前，他赶上了。 我终于赶上这个航班了，叫 <laughs> 死亡航班。很多这样的电影，它就是宣传这种命运的吊诡。火车也是，泰坦尼克也是。对，他事先拍很多人以不同的身份，怎么样上了这个死亡的之旅？嗯，哎呀，这太好沉重的心情突然好沉重。咱们去广告， <laughs> 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你别看咱们伟杰这么美，他活到今天也是劫后余生，是吗？ <laughs> 对，算命大，算命大。是啊，是啊，经历过什么？ 灾难！我记我念书的时候就有一次，有一次有人有个疯子在我们学校门口泼硫酸，就泼，而且我们他是有选择的，专泼漂亮女生 <laughs> 还是谁都泼？因为我们整校都漂亮，因为是女校，都美。 <laughs> 呵，然后他就在门口泼盐酸。那我平常是一下课，我就会立刻火速的奔到门口的人，但我当天就真的是我同学突然说：“刘伟杰，你等我一下。” 然后我就等了他五分钟，然后我走，然后我走出来之候才发现，才知道说学学校发生这个意外。然后我那跟我那个同学说，还好你救了我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被喷到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你那同学呢。哦，有其他有被泼到，有是我们自己的同学。就破相了。就破相了，就是脸啊什么的，呃，整个衣服都烧了，很可怕。香港有个作家刘以昌，一一辈子写了很多长短篇小说，但是最有名那个非常短的小说叫《打错了》。 讲了两段一模一样的故事，就是一个人出来走到公共汽车站，有一辆车撞上了那个马路，把他撞死了。第二段，他快要下来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，一接电话打错了，还走下去，还走还没走到车站，车撞上了，他正好躲过。你知道香港还有一个就开书店的，好像梁文道那天还呃写文章就说姓罗的开了一辈子书店，嗯，最后死了。 怎么死的呢？他这个书架倒下来，把他压死了。这这，这真的就是就死在你自己的这件事情上，就最后就是书架倒下来，活活把他压死了。 那如果我们播主持人的话，是会在主持台上面。我都准备吐血而亡了。我的实 <laughs> 况实 <laughs> 况转播， <laughs> 没错，先别忘了拿你那签名。你放心，你放心。高举着它还能救一下。对对对，得你得等着，你得等着。而且那个肯定的啊，这得拉好广告赞助，我不能随便。我那天得有个美女在，要我碰到三个老男人那就没意思了。肯定。那死的没价值。那天的节目名字。青于鸿毛。对，那天的节目名字就叫枪枪马上轰，对吧？ 本人就这样告别了。你这什么马？我你坐上风，你坐上风也行， <laughs> 坐坐在马上风嘛，是吗？啊， <laughs> 对。当然，咱们还是说呀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明星啊，这个演艺人员，所以咱们就说这个人的命啊。那天做节目呢，我们说到最近香港有一个叫蓝洁瑛的，嗯，你知道一个女明星，呃，我呢就发现啊，我这个话没讲完。 我就是说呀，这个特别让我觉得唏嘘。曾经是这个艳压五五台山，说很美的一个那个蓝洁瑛，但是现在被人见到好像精神也不太正常，披头散发，经常在街边那个晃来晃去，像个疯婆子一样。就是，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的境遇啊，我就说啊，我感到特别的唏嘘嘛。啊，可是其实我想讲的还不是这个，我想讲的，啊，你猛一听觉得是不是有点残忍啊？嗯，我觉得啊。 是不是对于我们旁观者来说啊，有一种命运的审美？你比方说啊，有些明星他红极一时，哎，到了老他穷愁潦倒，对吧？他流落街头，对，对于他个人来讲是很不幸的，是很令人心酸的。 对于很多小市民来讲，狗眼看人低的人来讲，一种安慰是瞧不起他的，是幸灾乐祸的。嗯，可是我觉得，对于我们这些审美家来讲啊，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美。当然，你不能说把我的美建立在人家不幸的基础上。可是，真的，这也是我喜欢看电影的原因。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对一个人呐，就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对他的这个命运啊。 看法太这个单一了，太单一了，太势利眼了。其实，我就觉得，为什么项羽是英雄，因为他没有赢啊，最后就是那么死啊。对，项羽就是英雄。你知道还有很多个人，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这个爵士乐有个著名的，我特别喜欢的叫查理·帕克，你知道吗？查理·帕克这个人呢，是个这个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人，就是他的这个萨克斯啊，他这个爵士。可是这个人是什么？临死前。 六个月就是抽这个海洛因呢，什么戒毒出来，生活穷愁潦倒。你想这样的一个一个天才的一个一个爵士乐手啊，最后流落街头，没有人收留。到最后听说自己的女儿得肺炎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他就晕晕乎乎在街头，好像还跟人借了乐器还不还，有些人还骂他。最后有一个专门这个赞助爵士乐的这么一个夫人，把他招待在一个宾馆房间，住了几天就养病。 然后呢，好像身体慢慢康复了，但有一天早上看电视游戏节目，看到一个很好笑的，哈哈一笑，就此而亡。你知道，整个的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能说这个人是堕落，还是什么？我就觉得啊，这个里边有一种命运的美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对他来说是很痛苦、很不幸。我们都不希望他有这个遭遇。可是既然有了这个遭遇啊，我就老觉得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呢，哎，就比如说张国荣。 我不是说他得跳楼，而是我说呀，他这样的死，在我的内心深处啊，也有美感。还有像美国有个影星啊，叫什么呃，叫什么詹姆斯迪恩嘛，他不是演了，他也非常年轻，也是因为车祸而死嘛，二十几岁就死了。对，他虽然才演过很少很少几部电影而已，但是因为。 也不算说他死的太早，大家会对于说，也许他如果活下来，他成就更大，就有一种期望值放在里面的感觉。戴安娜，戴安娜出事的时候，他那个一个礼拜之前，我走过他那条路，就巴呃呃塞纳河边那条路，我一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好有个朋友汪辉嘛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哎呀，我说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戴安娜。他的回答呃令我印象非常深，他非常冷静的说了一句，一个传奇诞生了。 嗯，就是说，那个戴安娜本来是一个传奇，但是那一瞬间就把它更定格为一个传奇了。张国荣，还有那次看五十年那个金马奖，那个那个我看了，很我平常不大看的，那天我看一下就挺感动的。我就发现，我们普通人看明星在荧幕上慢慢老去啊，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安慰，你为嘛，林青霞也老了。嗯。 林青霞也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下面看的，就是说，那我们周边，你看看你周身边的人，你照照镜子，你也不必特别伤感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一个都在上面，那个那个，大家坐一整排，哎，坐一整排，这么，所以所以，你讲的明星的衰老，明星的，就是呃。 呃，怎么说凋就是那个凋零？哎，凋零、凋残，对我们是一种安慰，就是很残酷的，对我们普通人是一种安慰。那我而明明星的突然的中断呢，又构成了一个传奇。我是我是觉得，就有些时候啊，这个，呃，演艺人员啊，其实是一个当然。 这么说有点这个干干什么？像前一阵儿不是有个人说说张艺谋什么生孩子哈？呃，有个演员，我估计啊是这个私下聊天随口这么一说，说精英就应该多生。 <laughs> 张艺谋张多生对吧？咱们民族素质，报国嘛， <laughs> 人口素质太低，结果这个当然受到人的批评哈，什么什么的。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啊，我觉得这个演艺人员呢，可能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戏，对，就是给我们看的。 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，好多演艺人员不会理财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会花钱的。你说那投资别不靠谱了。就是他这当时这么样的星光闪闪，可是到最后，你知道迈克尔·杰克逊，迈克尔·杰克逊的医生最近出来了，他说他他到最后都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，他这个小便啊，他说都得我用手帮他这个解小便，就你想不到这样一个人，但是你知道，这不是他的丑闻。 每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哈，我心中啊就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他命运，就传奇。这个人的这个两面，包括那种万事巨星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到老了是吧？流落街头乞讨为生，我觉得哎， <laughs> 这好多明星在流汗。小心，小心，说话小心哈。 <laughs> 这比他现在混得好，在我心里激起的美感呢更大。我一点儿都不会瞧不起他，但是前提是他曾经要混得好。 要是他从来没混得好过，他今天流落街头，这就是你连美感都没。没错，这就这徐老师，你知道这就叫做过官才能赢不是？你知道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文人看山不喜平啊，你们写文章喜欢拐弯 有起伏，人的命运有，所以你知道，我是觉得你还得先努力，再想到，咱们至少先到巅峰，要掉下来的时候。咱们这一套价值观呢，是有一点什么呢？有点这种这个这，要叫我觉得就叫一大俗，就是这种呃势利眼、成功人士啊，成功人士。就这个东西，其实呢，你应该加点美感，或者说应该看点小说，对吧？ <laughs> 这这这是就就《红楼梦》的观点。 对你说贾宝玉落魄吗？就是《红楼梦》。贾宝玉落魄吗？贾宝玉太美了，但是因为有过前面的这么样的风花雪月，才有意思，对对？不才有意思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伟杰，听见我说的有何感触？就会一直想到有好多好多，好像很多让人家觉得。 未来他可能会表现更好的人，曾经也是，就是在他最绚烂的时候就有过世。谁？比如说像张雨生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。张雨生，对，他也是开车的路上，就有一天开车的路上，在淡水的一条马路上面，然后就出车祸死了这样子。我是听说他是吃安眠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只知道说他是失速，那时候是说失速开太快。 超速了，对对对，就是速度太快，还是速度与激情，还是速度，跟我们今天题目好像。哎呀，真的是。还有一个最吊诡的就是，就是意外，就是不知道。就像你讲的，网友多少天前发了一条，那要是真知道呢，那世界不是更残酷了？倒数计时自己的死期的感觉。我最近一直在那个上海一个作家陈乃山，我碰到她丈夫，她说她最后去世前十几个月哈。 她丈夫一直没让她知道你这个病是治不了了，周围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她跟我讲完了以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人都只有十几个月了，是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？嗯，就不知道，他永远觉得是一个意外。你知道，他临死前几天还在那说：“哎呦，我大概要不行了。”其实旁边的人早就知道他肯定会不行了，可能就一直瞒着他。 像一个人为制造的车祸，就对他来说，好像像一个车祸一样。要是你，呸呸呸啊！要是有这样的事， <laughs> 先敲桌子。你你希望人告诉你家人朋友告诉你，还是希望瞒着你？我希望知道，因为你知道之后，你才可以，比如说，我才可以去安排我要做什么。不是有还能安排吗？ 不一定啊，maybe 我想对啊，如果就可以。好多地方呢。 <laughs> 是，因为有部电影也是这样，他就说，就是也是一个女佣吧，还是什么，他就是也是知道自己快死，他就疯狂的享受人生，他就用他最后一段时间，他就去看他从来没有看过的，比如说歌剧也去不没有去过旅行的地方。我觉得可能如果是知道的话，在最后那一段时间，你可能会发挥你自己的创意，去做一些你平常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。没错，像有的人就是放弃治疗，就不治了。 然后跑到那个广西巴马那长寿之乡啊，每天像狗一样走路， <laughs> 就是四手四脚啪爬。为什么？哎，广西巴马长寿之乡啊，你一进去好多这样的人，这样他觉得能治好癌症。哗，路上突然有一个人就四脚，你别嘲笑人家，你别嘲笑，这就是你的哲学。 <laughs> 再救我一下！接着为您播出 <laughs> 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